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三集。他说完，自己都觉得惨不忍睹。他随口谈起过去的回忆，完全没有意识到两个人并不同。和他一起去无忧城的，并不是面前的林青霄，而是另一个。 这个解释漏洞百出，洛寒自己都觉得没法信服。然而林清霄什么都没说，轻轻点头：“好。”听闻无忧城没有律法，有钱可以杀天下任何人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想见识一二。洛寒嗯嗯应是，心想：“你还是别见识了，不出几年，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无忧城悬赏榜上，居高不下，无人撼动。” 成为天底下最贵的买卖。洛寒本意是和林青霄联络感情，顺便安林青霄的心，结果安没安心不知道，倒是踩了挺大一雷。洛寒无比尴尬，茶都不喝了，赶紧告辞。等洛寒走后，林青霄看着桌子上已经变凉的茶，眼神越来越冷。洛寒之前说，他掉入时空缝隙后，被一些事情绊住。 无法脱身，原来是他。现在林青霄终于知道另一个人是谁了。林青霄刚刚才放下的心再度紧绷起来。他一路上都沉浸在洛寒回来的惊喜中。他本以为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，可是洛寒并非像钟古那样被抽入虚空中，而是进入了另一个时空。如果另一个人不愿意放洛寒回来， 他这边会发生什么呢？林青霄身边的灵气瞬间暴虐起来，水灵气受到感召，结成尖锐的冰刺。桌案上的茶水受到的影响最大，名贵的茶壶被里面的冰震碎，露出一条条裂纹。林青霄盯着那杯凝成冰的茶，缓慢收回灵力，四周恢复原样，可是这套茶具却彻底毁了。 回城没有遇到意外，他们很快抵达三清天。邹继白很知道自己的斤两，一落地立刻说自己有要紧的公务，不能陪洛寒叙旧。才一眨眼，邹继白就不见了。洛寒在天宫认识的人寥寥，现在没有邹继白，他只能跟着林清霄走。洛寒眼睁睁看着林清霄一路带着他来到玉清宫，推开高大的殿门，对他说：“这是一处偏殿。” 寻常无人走动，心情安全，你可以安心在此住下。洛寒看着熟悉的玉清宫寝殿，静默良久。不久之前，他就被禁锢在这座宫殿内。如今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理由，同样的人物，他又来到这里，只能说这确实是一个人。思维方式如此相似，连地点都选同一个。林清宵见他不说话，问。 怎么，不喜欢吗？ <laughs> 没有。洛寒勉强笑着说：“宫殿很好，谢谢。你喜欢就好。”林清霄说：“你先在此歇息片刻，我去去就回。过一会儿会有侍女来报道，你若不喜欢哪一个，直接赶走就是。”洛寒点头：“好。”林清霄看起来在前殿有事，简单嘱咐了两句就走了。 他离开时，以保护洛寒安全为名，打开了寝宫的结界。如果不是洛寒事先经历过，实在很容易被他现在的样子蒙蔽。等林清宵走后，洛寒看着熟悉的宫殿，熟练地找地方躺下。他又被关起来了。既然回来还是一样的局面，他到底在折腾什么呢？洛寒躺了一会儿。 拿出玉净瓶和化厄瓶，缓慢摩挲。他当然记得自己的目的是什么，他要想办法解决林青霄的心魔，杀死魔神最后一块碎片。林青霄继位时间短，年纪又实在太年轻，各大龙族并不服他，尤以先帝亲族昆山一家为首。林青霄本想尽快回来，可是被昆山的事情绊住，直到深夜才得以脱身。 他出来后，立刻往寝殿走。这么久不见人，罗汉会不会起疑？他一个人在宫里等了这么久，岂不是很难受？林青霄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寝宫。此刻寝殿安安静静的，仙娥们都守在门外。看到他正要行礼，被林青霄止住。林青霄问：“他呢？”若姑娘说：“她一个人足矣，让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。” 我必守着他。林青霄心里紧绷起来，他示意仙娥们都退下，自己推开门，慢慢走入大殿。殿内洛寒正靠在软榻上，噔噔噔点什么东西。听到脚步声，他抬起头看了一眼，见是林青霄，立刻从榻上坐起来。他很自然的张开手，林青霄赶紧走到榻前，小心接住他，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 看前几天的祭词，最近凡间有好些地方在举行祭天仪式。洛寒说着，拉林青霄坐在自己身边，他靠在林青霄肩上，亲昵的抱怨：“祭祀词写的都好拗口，我看了很久都看不完。”林青霄上次和人有亲密接触还是四百年前，现在突然多了洛寒，林青霄要调整很久才能习惯有人和他靠这么近。 林青霄坐得笔直，说：“你如果觉得费力，可以把祭祀放在御前里。今夜我帮你将生僻字标注出来。不用。”洛寒挥手，等明天看祭文的时候，有不会的地方，我直接问你好了。林青霄微微停顿，听洛寒话外之意，他明日要和他一同处理公务，这才说得上有不会的直接问。 林清霄本以为他毫无因由将洛寒扣在玉清宫，他会非常愤怒排斥，毕竟这说得上是私自禁锢。但是洛寒表现的太平静了，毫无失去人身自由的自觉，反而对他这个始作俑者十分亲近。林清霄内心有点复杂，问：“你今日一个人待着，会闷吗？”“不会啊。”洛寒靠在林清霄身上说。 管吃管住，时间自由，每天生活在美人堆里，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。工作和学习上遇到不会的问题，还能得到免费私人辅导。如果心情不好，随时可以公费旅游。这样的生活多好啊！洛寒的角度确实清奇，林青霄争宠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喜欢再好不过了。如果有哪里不习惯，尽可指使仙娥，不必委屈自己。”我知道。 洛寒已经有些困了，他闭着眼靠在林青霄身上，低声问：“三个月后，我们一起去参加叶子楠和风雨家的婚礼。”“好。”“那就好。”“明日我给风雨家发传讯符。”“好久不见他们了，都有些想念。”林青霄没有应声。洛寒反应过来，笑着睁开眼睛，抱住林青霄的脖颈。“当然了，我最想你。” 林青霄身姿笔直，姿容如雪。听到这句话，他唇边带着些笑，无奈的接住洛寒：“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睡觉了。”洛寒飞快的应了一声，问：“明天早上吃什么？”林青霄又怔了一下，他这话是默认我们两人明日一起用膳，自然由你安排。好。 那我就按我的想法准备啦。这几年，如果你多了什么忌口，记得和我说。林清霄轻轻点头，产生一种不真实感。他似乎很久没有听过这样日常的对话了。原来世上除了春耕秋收、天灾战乱、经济人口，还有衣食住行、柴米油盐。洛寒知道林清霄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他没有再耽误时间。 和林青霄道了晚安后，就去睡觉。林青霄直到走出寝殿，都觉得这一切是假的。长风卷过林青霄的衣袖，他抬头看向四周。古老的星河木光芒熠熠，在风中静静飘落枯叶。远处的宫殿斗拱相连，在夜色中连绵起伏，仿佛亘古以来都是这样寂静。 一切都是他熟悉的景色，可是今夜，却仿佛有哪里不一样了，宛如一滴朱砂落入山水图，只有黑白的画面顿时活色生香起来，连清寂冰冷的玉清宫也瞬间有了温情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